课文二，在教室。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体育来了？我的男朋友喜欢看足球比赛，我被他影响的。看来只有爱才能让人有变化。是啊，为了和他的爱好一样，我天天看球赛。除了足球，他还影响你什么了？我最近天天上网玩游戏，我的成绩差极了。 生词，关心，只有，才，成绩。